第八十一集，油虫身后的火锅店内，林童一动不动的站在窗边，目光紧紧盯在林和熙越走越远的背影上，脑中满满都是林和熙去亲油虫时，对方不躲也不避的画面。逛商场有了解释，共用水杯的事也有了解释。林童面上神色震惊又愤懑，身旁的同学已经走出一段距离。 察觉不对后，又退回来，神情略显疑惑。你在看什么？林童骤然回神，心不在焉的答：“啊，没看什么。”同学拉着他往前走。等在店门边的其他人见他们过来，七嘴八舌的提议接下来去哪玩，几人都有些犹豫不决，最后不约而同的看向林童：“你觉得呢？”林童安静片刻。 突然就伸手推开他们，快步走向站在路边等人的尤崇，强忍怒意开口问：“崇哥，你和林和熙在一起了吗？”尤崇转过身来，拧眉看向他：“是。”林童闻言已经是怒气冲冲，当时不管不顾的脱口而出：“他不是真心的，他和你在一起是因为和我打赌。”尤虫没有说话，视线越过面前的林童。 直直地落向他身后，已经迈上人行道台阶的林和西，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来。实在是游虫站的位置光线过于昏暗，撞上对方目光的那一刻，林和西脚下步子微滞，心中也没由来的跟着慌了慌，一时间内竟也有些摸不清楚，游虫是真的在生气，还是光线暗淡带给他的错觉。 背对他与油虫说话的林童似有所觉，转过身来看向他，仍在为油虫被骗的事生气不已，当即伸手把他往油虫面前拽了拽。打赌的事可不是我无中生有，对方冷着脸问：“林和熙，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没错吧？”林和熙仔细想了想，还真就被他想起这么一回事来。只是他当初会那样说。 不过只是为了气气面前这个性格骄纵的便宜弟弟，顺口说出的话更是转头就忘，独独没有想到林童竟然会当真，还在心中记了这么长时间。虽然他并未如对林童说过的那般，事后花心思去追尤崇，但眼下再回忆起之前在尤崇面前的那些堪称轻佻的撩闲行为。 再加上林童口中言辞凿凿的证词，还真就有点像居心不良。林和熙神色平静：“我是说过那样的话，不过不是为了和你打赌。”眼底有淡淡的怜悯流露，他看向林童的目光如同在看傻子，只是单纯的为了气你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林童被他气得胸膛剧烈起伏。 林和熙收回眼里的情绪，语气冷淡的开口：“感人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脸色愈发沉的难看，林童站在原地没有动。这块地又不是你买的，难道我还不能站在这里了吗？你当然可以。林和熙翘唇一笑，只是你一直站在这里，我还以为你要跟我们回去。 当然，他轻描淡写的转过画风，脸上神情似笑非笑。如果是平常的时候，请你去家里坐一坐也没什么。只是现在我们要回家睡觉，你也打算跟着吗？林童面容一僵，片刻都不再想停留，恼羞成怒的离开了。确认对方走远以后，林和蝎才收起唇边的笑意，转而看向自己身旁的油虫。 还是解释了一句：“我跟连通说的那些玩笑话，都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。”而且，他顿了顿，意有所指的轻笑出声：“那个时候，你还很讨厌我吧？”尤虫一怔，没有接话。察觉到他的沉默，林和熙神色狐疑的抬眸打量他：“你生气了？”尤虫说：“没有。” 林和熙不再说什么，把拎在手中的另一杯奶茶递给他。味道我替你选的，你先拿着吧。尤虫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，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抬头扫了一眼对面的奶茶店，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。林和熙拎着两杯奶茶回头朝后看，杨卷和赵度恰好从奶茶店中推门而出，穿过马路朝他们站的位置走来。 四人沿着美食街走出小段路程，中途林和熙的鞋带散开，他拉住离自己最近的赵度，示意对方帮他拿奶茶，然后弯下腰去系鞋带。赵度拎起没打开的那杯奶茶，看一眼，随口问道：“你们谁的奶茶还没喝啊？”林和熙低着头道：“油虫的。”赵度叫住和杨卷走在最前面的油虫，把手中装奶茶的袋子递给他：“你不喝吗？” 已经系好鞋带，起身瞥见赵渡的动作，林和熙抬手就要阻拦他，一句“他现在不喝”，已经话至嘴边，尤崇却看了赵渡一眼，从他手中接过奶茶，取出吸管插入奶茶杯中，张唇含住吸管喝了一口。林和熙抬至半空的手顿住，无声地将嘴边徘徊的话咽了回去，缓缓眯起眼眸，若有所思地。 贴向游虫线条英俊的侧脸。四人在街道尽头的十字路口分开，杨卷和赵度要直走回学校，林和希和游虫则是右拐回城南小区。直走斑马线上还是红灯，杨卷和赵度等在人行道边，林和希故意找杨卷多说了两句，没有刻意叫游虫停下等他，游虫竟然也就真的没有转身停下等他。 拐过路口，朝右边的街道走去。林和熙顿时神色了然又好笑，对方这副模样哪里是没有生气，分明就是正在生气，还等着他去哄呢。和面前两人告别，他抬腿朝游虫的背影追上去。才走出两步，林和熙又临时改变主意，故意放慢脚步，最后甚至停步蹲了下来。 隔着两人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，声音不大不小的开口，叫油虫的名字。听见他的喊声，油虫背影一顿，还是回过头来，却双手插兜，立在原地看着他没有动。林和熙有气无力的开口：“我胃疼。”油虫走回他面前，仅仅是抬起他的脸清扫一眼，就确定他在说谎，欲要松手起身继续往前走。 林和西立即伸手抱住他的手臂，借力从地上站起来，右手从他的臂弯处下滑到他的掌心，五根手指从他指尖缝隙挤入，与他五指紧紧相扣，嗓音里带着明显的笑意：“真生气了。”尤虫没有答话，却也没有松开他主动握上来的那只手，神色淡淡的牵着他往前走。 林和西的声音渐渐小下来，笑意也消失不见。我以为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，还是说？他语气似很失落。你不相信我？油虫仍是没有开口说话。恰巧两人从光线昏暗的地方走入路灯下，借着明亮的光线，林和西不动声色的侧眸朝油虫脸上看去。 暖黄色的光圈落在油虫的眉梢眼角，林和熙看得清清楚楚。油虫眉眼平静如以往，形状好看的嘴唇轻轻抿起，倒不像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他若有所思地撤回视线，余光瞥见前方灯下迎面走来两个行人。迟疑一瞬，林和熙将自己的手往外抽了抽，要从油虫的指尖退出来。 察觉到他的意图，油虫手上的力道骤然紧了紧，又将他的手握了回去，牵着他的手与迎面而来的两个陌生人擦肩而过。林和熙再次抬眸，神色意外地朝油虫看去，就见对方脸色微沉，唇角隐约有垂落的迹象，看上去有点生气。似乎林童给他们带来的困扰，还远远不及他在人前放手这件事。 更令尤虫生气，林和熙放下心来，无声无息地扬了扬唇角，也不再开口说什么。